锵锵三人行，刚才我们还在说美国人好傻好傻的哈， <laughs> 傻的好可爱。 <laughs> 哎，这个徐老师，你在是，你是在美国待过的人啊？你在美国待过？哎，那都说什么洛杉矶？那就是说美国人开一个小时的车上班，对吧？哎，我跟你讲，这算什么？最近因为我家里出了事情哈，所以呢，因为这个原因，我有了一个特别的体验。你见过有驱车三百公里上班的人吗？嗯。 这俩礼拜我就这样了，从石家庄开三个半小时吧，到这儿来录像，录完了还回去。哎，这种歌让我得到孝子孝子啊！哎，这个就不提了。就是这个让我在说什么呢？我在我在车上啊，我就我就听这个这个歌。我今天啊我听了好多遍，所以我也想给你们听一听。谁呀？前一阵在到北京来的徐老师，你年轻的时候肯定知道这人，Bob Dylan，美国的知识分子歌，鲍勃·迪伦。 七十岁的这个，这现年七十岁，现年现年七十岁了。呃，你听过他那歌吗？答案还在风中飘。哎，我觉得呢，他这次来这个北京啊，来的好。哎，而且我看见这个《三联生活周刊》呢，这个袁岳先生啊写的两篇文章，哎呀，跟我最近琢磨的这个事情啊，正好这个相印证啊。嗯。所以说，我现在哎。 就爱听他的歌，脑袋里回回旋他的歌。我觉得 b o b b l i n 对我来说，这个意义在于什么啊？你要拒绝别人给你贴标签儿。嗯，这他这个独立性了不得的是这个地方。你比如说，他特别喜欢的一个前辈叫做什么话？就是左翼、右翼还是基翼啊？在我看来都是一样的。你们嘛，就是我就觉得，不是所有的观众都能明白我讲什么意思，但我还是想讲啊。你这个人吧，在这个世界上混啊。 当你做一点什么东西的时候啊，别人就会给你贴标签儿。嗯。比方说，你做一法制节目，哎，就会有人说，哎，包青天，对吧？他哪知道你窦娥冤呢，对吧？哎，问我你做一个主持人，他说这是名嘴啊，呃，然后就会有人说，你应该这样啊，你应该。我跟你讲，《b o b y l a n 让我明白的是，不负众望，没有忠于个人内心那么的重要。就是不管别人认为你是什么，往你身上贴什么标签儿。 好的也好，坏的也好，你呀还是要做你自己，就忠于自己比不负众望更重要。哎，对那些个标签啊，世人贴给你这些标签，都让他当耳旁风。我就给你们要听的就是我现在的这个这个骑骑手之歌啊，答案在风中飘。 before you call him a man. How many seas must the white dove sail before she sleeps in the sand? Isn't how many times must the cannonballs fly before they're forever banned? 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g in the wind，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你知道吧，他他吹口琴，就由于在吹那口琴，听出来吗？那声音那声音跟那个锈铜烂铁一样，听着非常开窍，你知道吗？北京音乐会反应好吗？呃，一般。 <laughs> 不是，就上一个时代的，呃，对，还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啊。上上一个时代，呃，鲍勃迪伦，一个呃不肯被定义的人，就是说，我不定义你，你也不要定义我。而且他是个反战人士。哎，你看，你就在定义他，他可能就不会认为，嗯，你你你当我是反战人士吗？你以为我是什么左派民歌吗？我只是听着我内心的声音。哎，我觉得这个这就是一个做人的态度，对我很有启发啊。 但是我觉得一个人本来在人生当中你就有很多的角色，那是不是贴标签？我觉得这反而不是最重要的。那就是因为你把这个所谓的标签看得太重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给自己贴标签是比较重要的。你想成为一个，你每日三省吾身的时候，你想我要成为什么人？我要成为什么？人，我成为什么人？自己给自己贴的标签是比较重要的。嗯，而且真的，光美就是对于有一定实现力和竞争力的人来说啊。 这个我听过一个成功人士讲一句话，叫“精神一到，无事不成”。呃，这个话呀，听上去有点当年那个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在身边朋友那儿，还真的常常可以看到，就是说，你想你是什么，你认为你是什么，哎，慢慢的你就真的是了什么。 这个也挺有意思。你怎么还会在挣扎这事儿？我以为你很多年前应该就已经开窍了吧？啊，没有没有，听了 Bob Dylan 的口琴才开了窍。 <laughs> 没有，哎，我就是讲啊，这个我就说不是在高速公路上，他这个公他这个歌啊也很有这个这个公路感啊。哎，在高速公路上走啊很有意思，你知道吗？非常有意思。你像这个，我这几天都跟着猪走啊。 <laughs> 这个这个这个租车，高速公路开车是个听音乐的好时候。对对对对，没错。那时候那时候刘凡在芝加哥，他那个时候谈恋爱，是跟叶华林的女儿兰兰谈恋爱。他在艾奥瓦，他每个周末要开车三四个小时，叫爱情长跑。我们就说你这个一到周末这样辛苦嘛，他说那有什么，放两场瓦格纳不就到了？ 哎，就是听歌剧，就整个两场歌剧一听，路上就到。但是我跟你讲，我国这高速公路有些地方未必那么怡情啊。呃，所以啊，今天我哎，今天我也想讲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可以叫偶然命中，或者叫偶然命中。嗯。什么呢？我给你发生了一个不幸的一个一个一个事件。我给你看一个照片。前些年我们宣传一个活菩萨，就是丛飞啊，丛飞啊。 丛飞，深圳的深圳那个歌手啊，有钱就全捐出去，有钱全捐出去，最后自己身患绝症身亡嘛。这这这这这，这是他的遗孀，这是丛飞的遗孀叫邢丹。我对这个女的有印象，一个是因为长得比较这个娟好是吧？还有一个，她她这个样子有点像我当年的一个老同事的太太的样子，所以我对她有印象。你看，挺美的一个一个一个一个遗孀哈。你谁能想得到，对吧？ 就在高速公路上，这个身亡，不幸身亡。那么你说好，我跟你讲是怎么回事啊？大概是在这个深圳到哪广东那边的一条高速公路上啊，农村里三个少年人，三个小孩儿闲着没事干呢，扔石头子儿往这个过往的车上扔石头子儿，啪，这么叫偶然命中？你说居然命中形单。 这他在车里怎么会？对他当时在车里吧，打了车玻璃，打了头吗？哇，有这种事情！这你说这个这个偶然到一个呃什么程度啊？所以我说咱这高速公路啊，没那么这个呃移情的。同样的事儿还要发生在一个什么呢？就我们河北路段还有一个，有的时候发现你知道吗？有一哥们儿呢坐那个公交车坐过了头，坐过了站。 回来之后，下来之后找迷了路，找不着回家的路了， <laughs> 气愤不过，就在路边拿砖头啊扔这个过往的这个车，咵，就这么扔，最后被警察拿货嘛， <coughs> 报复社会，了， <laughs> 报复社会，嗯嗯，不，所以现在就坐高铁吧，高速公路既然这么这么收费又贵，嗯，对不对？啊？他们说高铁现在不错，我最近坐了一次高铁，来。 高铁也不错。哎，徐老师最近好像津津乐道高铁，什么？叫高铁实在是太棒了。我从上海到南京，一个小时十五分钟。我因为印象非常深，大概十年前，我有一次开会，跟余光中台湾的一个作家一起从上海坐车到苏州，嗯，走国道居然走了五六个小时。一九九七还是九六年？那就十几年前。 那一路大家就骂，因为上海到苏州很近的，火车就一个小时就到了，嗯，去坐一个小巴居然走了六个小时，可是十几年功夫，这个我只说句歌功颂德，我这真好到南京。而且有一个现象特别有意思，就它高铁哈，它分成这个这个经济舱跟那个那个叫什么舱啊？就是经济舱、头等舱还有观光舱。OK，哎你怎么这么熟啊？我一直在坐高铁的。就那个头等舱跟经济舱啊。嗯。 大概那个金头等舱是贵差不多一倍，对不对？贵差不多一个好像一百多块，一个两百多块，大概是怎么啊？我不记得不那么清楚。结果妙的什么一个情况？头等舱满，经济舱没人。中国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最近我看到消息说，这个这个京京沪之间的要拆掉豪华车，要降低票价。我觉得他们他们没做调查研究。 你要做做调查，你看看金，就是那个是沪宁吧，沪宁线吧，嗯，居然两百块的它是满的，就两百块这个椅子可以一点往后的，就有点像飞机上的商务舱这样。那个经济舱，我早知道我坐经济舱了，因为经济舱全部没人，你睡下都行了， <laughs> 还便宜一半，但是没人坐。光美坐观光舱吗？我对我客户帮我买观光舱的，我我跟你。你现在不坐飞机了？ 不有些地有些地方你又飞不到的，我葛优大帝都一个毛病。我告诉你，就两天前，我告诉你，我觉得这个这个经验让我实在是太惊艳了。我我有一个外号叫 last minute，就是 miss last minute，就是永远都是最后一分钟。我赶飞机永远最后一分钟到，我赶什么的，所以每个人都是那种替我捏一把冷汗。但是呢，那天我早上凌晨五点钟就起床拍戏。 但是我当天一定要拍完，我得从嘉兴赶回北京，因为我第二天一大早要开工。结果呢，拍拍拍拍到大概快要五点多，还不到六点钟的时候，我就说我一定得走了。然后他们就说啊，车有问题呀，这个那个。他们说你介不介意坐高铁？我说怎么样最快，怎么样去？我五点四十五分抵达嘉兴的高铁站，我搭上了五点五十九分，也就是就是六点整吧，的高铁。 你知道我几点钟在飞机上吗？几点？六点四十八分。在上海，这家像飞起来一样啊！在上海的，在上海虹桥机场的国航的班机上面，因为我的飞机是七点十分要起飞。 我告诉你，我的铁路呢，跟飞机场的那个那个是同一个交通枢纽站，对不对？是，就是你下车之后呢，他们告诉我说走路十分钟就能到，但因为我脚程比较快，我真的是待五六分钟我就已经被我走到那儿，然后很顺利的拿到登机证，我就上。所以我觉得这个高铁实在是太太屌了，祖国建设一日千里，我们很欣慰啊！哈，去广告吧，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驰电掣呀，这是。嗯，哎，又这样，又干净又舒服，一点味道都没有。啊，这个最重要，一点味道都都没有。而且这是我最不可思议的，就是说世界上很少有这么一个情况，就是全部做贵的。 不做，那就我只能这样。那只有有钱人做呗。但那有钱人里边，他并不都是做生意的人啊，他很多都是出差的，你看得出，那很多都是工作的人啊。我仔细算了一下，他那个他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舱啊，我又忘了，头等舱啊，嗯，跟日本新干线的价钱是差不多了。我们这一个多小时两百多块嘛，他那个四五个小时是差不多一万日元嘛，嗯，所以那个价钱其实差不多。日本人觉得坐新干线都是不便宜的。 嗯，就日本人从你比方跟一个日本人说你从东京坐到 <laughs> 坐坐到大阪去坐新干线，他们都觉得这是一个这不是一个很便宜的事情。我没做过啊，那要照你这么说，中国这百分之八十的广大劳苦大众、农民兄弟、打工仔，他们能做这个吗？他们应该不是做这个。 对吧？他们应该是做另外的。但是，好，我我再这样讲，我觉得高铁的这个东西呢，可以改改善很多人的生活，改变很多人的生活。为什么？我就用嘉兴跟上海来做比喻好了。嘉兴呢，很好的房子，可能平均尺价，那 y 一万块钱。嗯。你在上海。 等于是四倍的价钱，平均来说的话，四倍的价钱。很多人你可以在嘉兴买房子。我记得，如果没记错的话，它经济舱的车票是四十八块还是四十九块钱。也就是说，你如果是每天要这样子通勤的话。 二十六分钟就到了，从上海到嘉兴。你如果都两边都住在，你工作地方在上海高铁站附近，你住的地方在嘉兴的高铁站，附嘉兴很小的，他们说最远的地方也就开三十分钟而已。你如果这么住，它一天的交通费是九十八块钱啊。如果你的工作 OK 的话，你可以在嘉兴买一个巨大的房子，而且那里太舒服了，空气又好。 呃，都是大概二十年前我去日本的时候，我发现有很多日本的教授，嗯，他们是住在你知道他的那个关呃，就就关西啊几个城市之间是连起来的，嗯，京都啊、大阪啊、呃奈良、神户中间，有的人就住在这几个城市中间，嗯，然后他们可以上班到上课跑到东京去，嗯，是我我在大阪做个讲座，有很多人从东京过来坐坐那个那个新干线过来听你的讲座。 他们这连起来，现在发现同样的现象出现在长三角。我我的一个呃朋友就吴俊是的一个教授，嗯，他现在就家住在上海，南京大学教授。哎，所以其实一个小时，所以其实将来啊，这个在北京工作住在我们石家庄也完全梦想，你那个三小时以后，我们现在那个动车组好像就一个就不到两个小时，就那个那个你你知道什么叫动车组吧？动车组我哎我还坐过呢，我坐过这个和谐号。 到天津的，到天津都叫也是啊，我知道好多，你知道吗？它快到一个什么程度啊？要专门设计叫减速玻璃。你有没有想到那么快的速度啊？这个车玻璃是特别的，你看见的没有那么快，否则的话，你这个人会眩晕的。所以这还是一个新技术，一个先进技术之一，就是要有专门的叫减，反正你视觉上啊，呃，窗边的景物飞逝的，不能那么吓人，所以就呢。 快，所以我就想到，我就联想到现在这个年代啊，真是快得让人眩晕呐！他要不弄个减速玻璃，快的你都眩晕。但是你要仔细想起来，我跟跟外国朋友聊天讲，中国现在什么世界上在世界上最领先哈？其实它就是高铁。美国现在要学中国的样子，要修这样的铁路。但是现在的问题在哪里？问题是你南京一个小时到上海啊，然后你出了车站，你要到家还得一个半小时。 <laughs> 呃，是啊，是啊，是。而且这次高速公路上还出个什么事儿啊？就是这个“狼狗”“狼狗”，对，广美要发表一下评评论员文章。就是你是从小就跟狗一起长大的？ <laughs> 对，我从小就跟狗一起长大，就是对，就是看到这单新闻呢，其实那时候一开始也觉得很激动，就觉得哇，太棒了！就是有这么这么有心的人，我都问我自己。 你你做不做得到？其实我觉得我做不到，因为我支持他们是吧？我当然支持，但是我更担心的是，为什么我我觉得我自己做不到？因为我去救了那帮狗之后，有有多少多少只狗，他们救完他们之后，然后呢？ 不是说有人把它买下来了吗？你不，那你买下来之后，你不可能帮他们找回他们原本的爸爸妈妈。嗯，那你找不到他们原本的爸爸妈妈时候，那你就要当他们的养父母了。你养不养得起？你有没有能力去照顾这些狗？我从小养狗养到大，我一天到晚去外面捡狗回家，那我抱着我妈说不准抱回家，我就抱着狗在外面。你总共捡多少只？ 不记得了，各种猫，各种狗，抱完之后，我妈不让小狗进去，我就跟小狗一起抱着小狗一起在外面绝食抗议，我也不回家，我就抱着狗在外面等，等到我妈说好吧，那你回来，那不行，我得带着狗进去，就带狗回家。就是小时候你你跟，但是呢这么多年以来，就是常常要那种叫什么呃，你你你，因为小狗的。 生命长则十五六年，短的他可能还有夭折、生病什么那个，你就要经历一番生老病死，你很痛苦的那种人生缩影。嗯，这就像你的孩子，就像你的家人一样，他生病你也难受，他死掉你也难受。所以，多数看到自己养的狗去世以后，有的就不愿意再养。对，但是还是爱狗人士。 但是他不愿再养了，真是这个。我的最后一次养狗就是在香港的两只雪纳瑞，先就是前后的就死掉了，而且它们还还很小，才七八岁而已。我我我向陈艳华汇报，我说我们讲了一集狗，他马上回过来就说有一车没追回，什么什么意思？就是说他说据说还有一车没追到，哦，我不知道他们现在这个事情是。那个你要这么说，那中国是路路路路路尔多少车狗啊，是吧？真是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哎，我本来说谁来着？说人家丛飞的遗孀，咱就说到拦拦狗车去了啊！哎，就是，我就想啊，听到这个事儿之后啊，我就觉得这种偶然性啊，能够能够偶然到这么一个……哎，徐老师，你你觉得这个命运呢？好像很多人在研究偶然呢。 偶然呢？理理性上来讲，就普列汉诺夫说的，就多种必然性的交叉点。嗯，就是我其实，所以我我一直是自己这么相信。我觉得任何偶然，它背后总有一些必然穿起来，嗯，才变成这个偶然。不是，就说这个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你你明白为什么有人说这人其实是没意义的？我在高路公路上走，吧唧一石头子砸死了。 我觉得每一秒钟都很有意义，因为每一秒钟都太重要了。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你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很相信。我觉得这个东西它真的就是命。你记得那个时候，呃，在台湾有一次有一个人跳楼自杀，压在一个卖肉粽的人的身上。那人三更半夜在路上卖粽子呢，嗯，就把卖粽子的人给压死了。跳楼的人没事儿。哦，粽子的人给压死了。底下卖粽子的人也压死了，他因为压在他身。 你还记得那个几年前有有一帮旅客到台湾去旅行，结果台北一零一大楼上面的那个吊吊的那个那个叫什么吊臂，有一个什么东西折断了掉下来，把两位那个从内地去台湾观光的游客给扎扎死了。你说千里迢迢的去台湾旅游，然后会遇到这种你可能是千百万分之一的机会。 你说这个，我还想起，你要前一阵东北，你那你都想不到，夫妻俩吵架，因为老公喝了酒回家，老婆呢就把门给锁上了。原来两口子是住在一楼，刚搬了家就住在了六楼。她老公还想就说相公， <laughs> 我翻窗户出去了，吧唧，从六楼下半身瘫痪了。 他以为还在一楼，他以为还住一楼的习惯。他喝多了，他老婆把他锁这，不让他出家门。他还恍惚间觉得他还还住原来那一楼呢。这下一片腿儿，别！你道为什么我们对这些消息特别感兴趣？我就是再次印证，人类就是两个本性，一个是无限的追求快乐，第二就是害怕突然死亡。人其实有个，就人就这两个本性。 嗯嗯嗯，害怕突然死亡，所以我们看到人家就生，你看无常无常里边最重要的生死无常。而且我有时候觉得啊，就是你看是谁呀，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就是他那个《非诚勿扰二》原本那个这个王朔起的名字叫什么不省心呐？我有时候甚至觉得好像得提着心，对于一个事儿啊，你要是提着心，他好像就不出事儿。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我为什么有时候会有这种感觉？我们每天开车。